一九四零年五月十号，德军向西线各国呢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首当其冲。卢森堡就不用讲了啊，全国只有四百名步兵、十二名骑兵，所以呢，德国一宣战，他就投降了。啊，一战他也是这样，德国一宣战。 他就投降。其实呢，这个卢森堡在历史上也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也属于德意志邦联，所以这个德国一打了他就投降，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所以这个最有意思的是看那个卢森堡首都啊，还有一个这个战争纪念碑是吧？就是这个他那首都也跟个小镇似的啊，还有一个战争纪念碑啊。我去看之后，我觉得。 特奇怪，你纪念啥？啊，荷兰抵抗了五天，比利时抵抗了十二天。面对这个德国这种陆海空的立体打法，各国都非常的盲从啊。你比如说比利时马斯河边上修了一条著名的埃本埃马尔要塞，一千二百人防守，固若金汤。德国八十名伞兵就把这要塞就攻克了，是吧？人家直接降落到这个要塞顶上，拿炸药把各个出入口一封，你这一千二百人不投降就全在里边憋死。 啊，这这种打法和比如这三个小国根本就没见过。其实啊，德军在西线发动进攻，英法比这个联军在各项指标上都是全面超过德军的。你比如说，德军投入了三百万军队，而联军有三百三十万人，大炮联军有一万四千门，德军只有七千五百门，坦克联军将近六千辆。 德军只有三千辆，而且呢，这个法国的这个 S 三五坦克啊，在这个指标上也全面超过德国的一号、二号坦克。德国的一号坦克只装了两挺七点九二毫米机枪，那那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作用，实际上只能打步兵。二号坦克也只有二十毫米炮啊，这玩意儿也无法击穿这个英法坦克的装甲。只有三号坦克装的是五十毫米炮，当时数量也很少。 而这个像法国的 S 三五坦克都已经装了七十五毫米炮了。飞机，联军拥有两千架，德军只有一千八百五十架。但是呢，这个盟军的兵力分散使用，尤其是坦克啊，竟是这个以连、以营为单位去支援步兵师。最关键的是，联军没有做好战斗准备，没有想到这个德军会突然发动进攻，更没有想到德军出其不意，尤其是联军不重视这个空军。 特别是法国啊，很不重视空军，造成这个大部分这个飞机啊零部件奇缺。那你说这个法国人怎么这么傻逼呀？是吧？空军不重视，一战的时候这个空军就就已经这个这个投入使用了，是吧？你说你不重视坦克，这这还有情可原啊？法国那些大腹便便、胡子白白的这些老将军们认为坦克是会动的美妙的机械化玩具，坦克能干的事儿马都能干，马还便宜是吧？马吃草就行了。 还便宜。那么这个，你说他不重视空军，那他重视什么？法国有一个看家宝贝啊，就是耗时十年、耗资七十亿法郎，以前陆军部长马奇诺的名字命名的这个马奇诺防线。那跟一九一四年相比，一九三九年的法国军队人数缩减了三十万。出于这个策略上的考虑，法国呢？ 对即将开始的西线战事的反应是加强防御力量，因此法国大规模修筑防御工事，并且呢依赖重炮啊这个保护法军，所以呢他从这个呃二三十年代开始啊，就大规模的兴建这种固定的半地下的国防工事，这个马奇诺防线全长三百九十公里，构筑各种用途的永备工事五千八百个。 各种口径的火炮配有这个旋转炮台，弹药补给呢由地下铁道电动车运送，并且呢经升降机运到地面工事的弹药室里。问题是马奇诺防线只是一道静止的防线，摆出的是一副被动挨揍的架势，只能防御，难以集中这个部队兵力机动出击。所以这个法国人呢，这个防线没起什么。 作用就是现在呢，好多地方也都荒废了啊。其实他们应该跟这个中国人学一学，是吧？好好给改造改造，把这防线弄个这个 Great Wall 之类的玩意儿，是吧？然后呢，维护维护。现在当旅游景点呢，卖门票，那也许能把这七十亿法郎挣回来。但是呢，这么说啊，这个马奇诺防线不是没有一点合理性啊，因为这个一战呢，对法国的伤害最大，主要这个。 堑壕战都是在法国，法国北部啊，修了七百公里长的这个堑壕，战场是一片焦土，主要工业地区被夷为平地。相反，德国虽然投降了，可是本土并没有染指战火啊，所以法国决策部门考虑，这在德法边境建立防线，避免让法国本土成为战场，迫使德军要么正面硬扛。 要么呢，挥师北上，在荷兰、比利时跟他们这个大打出手，别在自己家打仗，喜酒在自己家院里喝啊，仗着上别人家院里打去。所以当时法军的总司令甘莫林上将批准制定了这个戴尔布雷作战计划，希特勒巨高兴啊，等 A 集团军群穿插完毕之后，跟 B 集团军群前行合围。 你小样的就都装进我口袋里了。那你这个法国这个作战计划呀，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然后，法国三十个师，啊，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第九集团军，加上英国远征军，共同开进了比利时和荷兰，准备在比利时、荷兰抗击德国军队。这样一来，就极大的分散了这个法军的力量。 呃，法军的大部队被安排在马奇诺防线参与防守啊，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去了这个比利时、荷兰，还有英国远征军的十个师。马奇诺防线后边住了三十个师，所以法军的战略后备军就只剩下十个师了。一旦德军突破法军防线，这十个师只有一个装甲师能够抵抗一阵子。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第三帝国的兴亡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指出，甘莫林将军是用一战的方式来打二战。二战爆发，波兰求救，西线联军呢实行静作战，法军在马奇诺防线上过着野外露营般的生活，洗衣服、做饭、吹牛逼、打球，眼睁睁的这个看波兰被吞并。法国总理保罗雷诺上台的时候，召见甘莫林，他们第一次谈话呀。 就让人觉得逗逼到了极点。总理问军队怎么样了？总司令回答：“准备好了。”他能干点什么？干不了什么，干不了什么。这几十万大军，好上百万大军。所以雷诺说：“这个这个受不了啊！对卷入战斗总是怕的要命的这种消极态度。”雷诺说：“甘莫林是一位省长，他是一位大主教，但他绝不是一个司令官，是吧？你哪有这样说话的？那堂堂的。” 百万大军统帅啊！问你军队能干什么？干不了什么，什么也干不了。能踢球啊？能踢球。一个英国记者呀，访问这个马奇诺防线的时候呢，看见对面一个年轻的德军士兵，把内衣挂在仓促修筑的工事上，赤裸着上身，毫不在乎的洗澡。所以他就问这个法国哨兵：“你怎么不开枪啊？”啊，法国哨兵非常惊讶，说：“我要开枪，他们会反击的，是吧？扔扔石头还可以，是吧？这哪能开枪啊？这个要知道。” 当时跟法军对峙的只有二十三个德国步兵师，而法军有一百多个师。到了这个三九年的冬天啊，这战争就变成了一场反无聊之战。火车站里有专为喝醉的士兵开辟了醒酒的地方，这儿什么都没有啊！一个守在这个马奇诺防线上的年轻中尉，四零年二月给父母写信。 这个说绝对什么都没有，仅有的消遣是吃饭和睡觉。情况令人失望的，放心啊，那意思就是打不起来啊，放心吧，都冲我了，打不起来，打不起来。一位纳粹将军写道：“啊，说法国人的被动心态使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的对手并不想打仗，所以德国人从容的消灭了波兰，从容的吞并了这个丹麦和挪威。按道理讲啊，这法国人啊也不都是酒囊饭袋。” 啊，有一个这个空军将领叫阿蒙高德啊，这老哥呢有远见，他百分之百预测到说你们这么整啊不行，这个你这个钢筋混凝土的这防线这就外强中干，那样子货是吧？人家老汉斯们啊，四十八小时之后就能在你这防线上撕个口子是吧？一般的这个德国人都爱叫汉斯嘛是吧？就跟这个广俄罗斯人叫伊凡是吧？哎，叫伊凡，你看那个。 凡是这个这个德那会儿美苏对峙的时候是吧？那两两国军舰在海上碰上了是吧？美国人夸打一大标语：“伊凡滚回去！”哎，这就是就是叫这个叫是吧？英国人都叫约翰是吧？老约翰啊，所以老汉斯四十八小时啊就能在你这防线上四个口是吧？有一个古老的国家叫中国是吧？人家修一 g wall，是吧？不比你这牛逼是吧？那。 一一万多里，能挡得住匈奴吗？挡得住突厥吗？挡得住蒙古吗？你也一样，是吧？万里长城万里长，是吧？人家集中兵力弄一口子就冲过来了，咱这也是几百公里长的防线，坦克是吧？顺一个地儿就能像洪水一样涌进来，固定防线连战马都挡不住，还能挡坦克吗？是吧？如果人家一进来，那怎么办？咱的军队就只会被动挨打。 是吧？骑兵打步兵很容易，那那坦克打那就不叫打你了，那叫虐你，是吧？而且你以为说人家就光在地上忙活啊？一战的时候战争就是现代化立体战争，天上也不闲着啊！到时候人家德国人的大飞机肯定把咱这防线炸个稀巴烂，是吧？咱们本来就缺飞机零件，是吧？让人这一炸，飞机就直接变零件。 但是呢，你这个，你你要是卖给 4S 店什么的卖零件，你还能赚一笔。那可是问题是你卖不出去呀，是吧？你关键这东西一炸烂了，你卖不出去了，是吧？人家要苹果不要三星，你就完蛋了。当然了，是吧？这个可想而知啊。阿蒙高德将军把这个报告啊上呈甘巴林大主教啊，那大主教直接就给他下绝罚令，是吧？你就开除教籍了啊，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所以阿蒙高德就一边高的去了，是吧？还有一个人。 更是赫赫有名啊！此人官儿不大，陆军上校啊，名叫戴高乐啊，身高一米九八，外号儿大公鸡，是吧？这位上校跟那些个大腹便便、胡子白白的法国将军相比啊，绝对是个另类啊！老哥三十年代就开始兴风作浪啊，咋兴风作浪呢？啊，他写了一篇这个文章啊，那题目叫《建立职业军》。 他原本打算呢，借此火一把，点燃自己，照亮别人，引起军内外轰动。不过呢，这个结果是雪花落大水，啊，无声无息，啊。然后他的朋友就很善意的劝告他：“啊，小戴啊，啊，你何必呢？啊，胳膊拧得过大腿吗？你不是从小想当元帅吗？你这么整，甭说元帅了，是吧？准将你也升不上去，啊，你不想光宗耀祖吗？大家都是这么玩的，你不要破坏规矩啊！识时务者为俊杰是吧？” 这戴高乐为什么这么有这个想法呢？啊，他一战的时候是法军中尉啊，被德军俘虏，蹲了几年战俘营啊，倒是很不错啊。大战他只经历了一半，对吧？然后这个呃，战争结束回到法国啊，人家国外就是特别好啊，搁咱这儿蹲了几年战俘营回来就是叛徒了，是吧？就是不枪毙也得退役是吧？开除党籍、开除军籍是吧？人家那儿不影响晋升，而且蹲战俘营，人家是觉得。 是吧？你为祖国更是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做了那么大牺牲，还比别人优先晋升。就别的军官晋升冻结了，蹲过战俘营的啊，不冻结啊，还优先晋升。所以戴高乐回来晋升是吧？痛定思痛，我一战的时候为啥被俘了呢？是吧？我为啥蹲战俘营呢？我为啥不吃牡蛎、不吃龙虾，改吃猪肘子了呢？是吧？啊，我为啥红酒喝不着，改喝啤酒了呢？啊，原因是。 我们打仗的方法太 low 逼了啊，不能这么打，哎，所以人家是经过一番思考的，是吧？现在朋友劝他，你别写这玩意儿，是吧？您老师不听这个，你别以为被当元帅是你老师你就牛逼，是吧？你们不听啊，大家老说不行，是吧？说让我放弃没门我字典里没有放弃这个词儿，是吧？这是我的使命，是吧？ 朋友就说：“你他妈使命？那你上厕所呀，对吧？你你使命，你你有前程大吗？使命是吧？官运就是前程。你这么整，你得罪了老家伙们，你连吃饭的饭桌都没有。”戴高乐说：“没有就没有呗，是吧？我又不是久经考验的干部，对吧？没有就不吃了，谁稀罕跟他们吃啊，是吧？每天二锅头就花生豆，你以为我弗洛西洛夫是吧？我我不干这事儿，是吧？就这样呢，这个。” 这小戴同志戴高乐在官运跟使命两者之间，他是坚定的选定了后者啊。他看到面对军内的保守派啊，认为坦克是会动的美妙的机械化玩具啊，飞机能干的事马都能干，啊、就面对这帮老家伙，单凭一篇文章远远不够。于是他决定啊，把文章进一步充实啊，写成一本专著。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啊，法国一个著名的出版公司叫贝格热莱弗罗尔公司出版了他的专著《建立职业军》啊。这本书呢篇幅其实不长，只有二百页啊。其实，呃，就算个小册子吧啊。呃，定价十五个法郎啊。这个要搁今天，十五个法郎那就便宜了啊。但是在当年，这也是一笔钱。呃，从六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建立一支。 现代机械化部队的重要性啊！尽管呢，这社会上有人评价说这本书跟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就这么牛逼，但是呢，仍然没有人看好啊，没有人叫好他是吧？法军高层无动于衷啊，继续呢以他们原有的理念建设军队啊，好家伙！ 为这马奇诺防线七十多亿法郎扔进去了，是吧？这么一大笔固定资产投资，就为了面子，我也不能打脸啊，是吧？谁谁买你的书啊？啊，满脑子这个保守思想的法军高层们认为，是吧？我们修建马奇诺防线花了那么多钱，固若金汤，根本就不用担心德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进攻啊！当时的这个国防部长莫兰啊，在议会上就公开宣称。 是吧？说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力量建成了这样的坚固的防线啊？难道我们竟然会发疯似的越过这条防线去进行莫名其妙的冒险吗？啊！然后他跟戴高乐说：“姓戴的啊，只要有我在，就没你出头之日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咱俩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不共戴天，是吧？”但是这本书啊。 墙里开花墙外香啊啊！这一点一百年前的中国也发生过。魏源、魏墨生《海国图志》跟中国没人看是吧？那么多年卖了不到日一百本啊！传到东临日本，一年狂销六千册，对吧？德军总参谋部啊，在一本名为《论机械化战争》的机密手册当中，全文引用了这本书，尤其是古德里安啊。 这个一直跟踪研究坦克战的德国将军得到这本书之后是如获至宝啊啊！把戴高乐的思想跟自己的主张糅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装甲师编制和坦克战术，在二战中是名噪一时。德国占领了法国之后，古德里安啊就问一个法国记者啊说：“我的那位伟大的法国同行最近在战术上有哪些新发展呢？”这法国记者。 呆若木鸡啊，不知所云。您您您问的哪哪位啊？哪位啊？哪位？戴高乐呀？他他他唱什么的，是吧？他他他在哪儿演出？多少钱一张票，是吧？没有人知道这个戴某人到底是何许人也啊。而法国作家伯纳尔在《夏尔·戴高乐》一书当中引用了一位法国人对德国人讲的一句话，说：“德国人赢得这场战争只花了十五个法郎。” 啊，也就是戴高乐那本书的售价是吧？呃，十五个法郎，今天很便宜，但是那会儿法国就刚经济危机过去嘛啊，大家兜里也都没钱啊。评价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它的背后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